锵锵三人行，广美，你就看出来模特的身材啊。人家我们都发现了，真是真是。认识你们十七年了，现在才发现是不是有点晚呢？太晚。真正的发现往往需要特殊的时刻。嗯。你看他本来咱不能穿蓝的，他忘了穿了个蓝的，一下透明了，对吧？ <laughs> 你们别兴奋，透明连里边也透明，是吧？什么看不见？ 结果呢？我们一个编导个子比他小得多，穿这个裙子，广美换上之后一看，我的天哪！谢谢毕峰，谢谢毕峰。而且而且，但问题主要是裙子太短了，嗯，所以刚刚我们还研究琢磨半天，怎么样可以不不走光？不用一直提醒观众这件事情。哦，是吗？谢谢观众看到吗？所以做女的，我觉得真是了不起的。我觉得女人呐，应该是比男人呐，这个实际上这个能力啊是更高的，因为你要注意到啊。 你看，我打个比方说啊，男的，文道曾经说过，就是说啊，他说中国这个写评论的为什么不如人家外国人写评论的写的地道啊？他说因为啊，我们同样智力的情况下，我们中国写评论的可能用一半的时间去琢磨这个话能不能说，这个话怎么说，所以你自然你的精力你就没人家付出的多。但是这是男的，我要说女的。 我经常看电视上，女人的这个身体啊，就是她们的身体语言。我就是看电视上 <clears throat> 女人的身体，哎，她是平等的，跟男嘉宾交谈，对吧？在智力上不输给男嘉宾。可是同时你注意，她穿的这个裙子啊，她这手一直得摁着。你比如说，我现在说说话，我就有时候替你们想啊，我哪怕是开始夹着，我肯定说说说说我就这样了。 <laughs> 但是你看女的。 他始终他不能露底啊，不能走光，他始终得注意着。但是人家还能够跟你男的一样的，你说这是不是？实际上你们是比我们聪明，是个本事啊。你刚才在化妆间里讲的都不是这些。我看到他，你们讲什么？学 <laughs> 都是小人啊，就是什么互相谄媚，什么笑林堂，说说女性的友谊像奸臣之间的关系。对，你再说一下这女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啊？这个我也挺不想要。 <laughs> 可以，没什么可怕。我跟你说。 我大量的妇女，大量优秀的妇女，我只通过对他们的调查，我发现了这个道理。当然，她们也是妇女当中的一小部分，是吧？但是我怎么发现有一些我接触的很优秀的女孩子，真的跟我聊的深了呀？她们都会说，她们瞧不起女的，她们不喜欢跟女的在一块儿，嗯，她们喜欢跟男的聊天儿。哎，我就从这儿就研究下去了。 后来我就真的发现，你看啊，他说一种心理，他一说我就明白。他说，你比如女的啊，要是两个女的在一起啊，必须得说话。你比如说咱俩男的，要是一起打的坐后边，不想说话可以不说话。他说女孩子往往不行，除非关系特别好。一般的女孩子啊，她要是两个人都不说话呀，就就会觉得好像怎么着呢，气氛不对。所以呢，女孩子就要找话说，其实没话找话说。 你比如说，要是宿舍里哈只有两个女同学，只有两个女孩子，她们非得没话找话说，要不然就很闷，这不就是或者不叫很闷，气氛不对劲，气氛不对劲，就说是不是你对我有意见还是什么的，那她就累啊，她就累。她说你看，不像跟你们男人在一起，我就可以不说话。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心理？但我觉得这也是看什么样的人吧。 <coughs> 对，广美就不一样，广美是巾帼英豪型的就。 不，我我觉得你不觉得吗？就是我广美性格上其实是个男是，我我我我我是因为从小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是个女生，嗯，所以就是说我小时候也真的就是跟男生混。但是关于你刚才讲的，就是两个女生在，我不晓得两个男生在一起是不是不讲话会不会觉得尴尬？不会的，不会。不会吗？不会。但是我觉得两个女生在一起是真的没有办法不说话。对，为什么？不是，我觉得那没有办法不说话，是不是因为你会觉得有冷场什么？因为。 女生就有好多话可以说呀，而且女生之间的那个对话，有时候，例如有呃三个男的，三个女的在现场的时候，那三个女的是没有办法尽兴说话的。对，啊，什么什什什么什么？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有很多话是不能有男生在现场。当然，当然不是说什么秘密或者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就说只要有男生。 在现场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畅所欲言，那种淋漓尽致的那种聊。我知道你们要跟你们男生在一起。我知道你们要畅所欲言什么？你知道文道说起来你都会颓了呀。就说这个女的啊， <laughs> 我本来就颓。这个女的要聊起来啊，她能聊什么呢？她的男朋友的那个大小，什么什么，她能聊。其实现在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男的，在一块聊女的都不会聊到你们那个程度的。你们他们都能谈自己男朋友或老公。 呃，活儿怎么样？什么的，那个，哎呦，真是，我偷听，我没偷听过。我是不是我没偷听过这？你怎么知道的呢？我喜欢跟妇女同志谈心，行吗？我偷。你是不是不工作的时候都是男扮女装？嗯，不是，什么李玉刚是吧？不是，你知道我们那儿有一些这个这个女性朋友啊，当然年龄啊也不是特别年轻了。 所以他们给自己也有一个很自嘲的称呼，就叫千岁菊， <laughs> 加起来有一千岁， <laughs> 千岁菊啊！我也是一个，他们都管我叫豆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聊这些知心话题。然后呢，我有时候偷听，当然啊，女性是很多的，对吗？很多女性人家的谈话一定都是很好的，让我们如沐春风的。这个先说在前头。可是就我偷听到的几桌妇女的聊天儿。 我喜欢研究女性行为学。嗯，你比如吃饭旁边有一桌女的，或者坐车旁边有女的聊天，我就竖起耳朵啊，我就听。听了之后啊，我有时候啊，我会有这么一种感觉，就说这个这就是这一小撮女的之间的这种谈话呀，她她在一块儿吧？你看女的在一块儿说话呀，就是互相吹捧。哎，你又瘦了，你这衣服真好看呐，你怎么怎么着的？哎，他是我们男的不会说，我文涛你怎么这么难看？我就可以这么说他啊。 女的绝不会，绝不会这么说话的，对吗？不会，真的不会。就是说，你说那种互相看着夸赞一下。 这是一个建立女性同志情谊的很好的一个这个是其其实这个问题呢，在那个微信上面体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哎，你就会看到，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呃，可能像我们圈子里面有一些艺人什么的，然后他如果发一张照片或什么，你就会发现那种身边可能就是素人的朋友，哇，就会各种的暗赞。那有的时候像有些人可能就会常常去 show off 自己很多呃工作上面的照片，我我偶尔也会这么干嘛。那就是说就会。 就是你会觉得说，那那个好像 OK 而已，你们怎么站的这么厉害？是是是是是，嗯，哎，我懂，这从另一种角度，不是，这从另一种角度上说，正能量，正能量，这从另一种角度上说，这也是女性的一种美德。你知道吗？她们爱这个凑热闹，你就比如说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啊，我当然一般不发，我偶然我比如说我在博物馆看见个好东西哈。 我这么发一个，我以为会引起我的男性朋友的这个共鸣，对吧？结果我看后边点赞的二十多个，我数数全是女的，一个男的都没有。你看男的就是这样，他没有什么反应，但是女的他会，他会反应你，那么他会，哎，你看这个粉丝比女的居多，这都都教授，对吧？这个这个为争取了女人，你就争取了一切。 那你们这男人什么心态呢？你你看到他那些文物的照片，那我我肯定会按赞，因为真的很棒。但是你如果看到，你会去按赞吗？他也会觉得很棒，但他不会按这个赞，就是不一定反应。我告诉你，我有我有男性朋友们，昨天因为我工作遇到李玉刚老师，那我也很开心啊，就是小粉丝说，哎，李老师呢？男的 <laughs> 女的？男男生扮相的时候，我跟他拍了一张照片，我也我也就放上我的微信上面去，我嘚瑟一下，结果。 当然还是大部分是女生，哇，好棒，好看啊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但是有一个男性朋友有回应，他说李玉刚好漂亮。你说这什么心态？你说口腹什么口腹口口口蜜腹剑？我觉得他这他这个也挺阴的，是是是，男挺挺损的吧？对对对，当然男的也、他先损我。 然后再再选李老师，我就觉得这个不是。虽然李老师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但是我就觉得，我我不晓得，我我我觉得她比那些单纯就是上去赞美你的那些女孩坏得多。嗯，哎，这个东西反正我我觉得，我还是觉得你对于女性，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呃这个女作家，比如说女的在一块儿哎八卦，你说的对，八卦是一种啊，让他们寻找同盟的这么一种工具。 但是在女的身上啊，你知道这个女人到一个单位啊，她天生的就要寻找同盟，她她要找，她要她要要这个安全感，她要找这个同盟。但是比如说有的女的，她说我跟这帮人聊吧，比如说大家都在八卦，你就是不想八卦呀，你也得跟着他们八卦。如果这帮女的都八卦，但是就你不八卦，你很快就会被他们当成异类，而当成异类之后呢，你的下场可能很惨。 因为女人的战争策略是什么呢？女人最怕的是什么呢？被孤立。对，这个我亲眼见过多少回。从小学的班级，你知道，你们女性这种动物行为学，但男性也是动物了。就是说，女性这种，我从班级一直看到公司，我看了多少幕这种啊？哎，能让一个美女啊辞职，你在这个单位就真的待不下去。就说这帮女的，我估计光没小时候碰见过，她她孤立你，孤立你，她相约啊不理你。 甚至不理你能不理你到一什么程度？为什么你都没法待了？你在走廊里碰见啊，同事啊碰见，按说你得点头吧？你给他一点头，那小同盟里的这女的，哼，他就，我一想，大家都三四也也也没这么一下，这太电视了这个。大家都 <laughs> 三四十岁的人了，你说她这女的真是可爱，我跟你说， <laughs> 但这个其实很正常啊。你比如说像呃星星。 互相之间所有的灵长类动物啊，猿猴啊、猩猩，他们不是互相抓痒、抓毛、烧虱子吗？其实那个动作，很多动物行为学家走很远去打猎。那打猎的人呢是不能说话的，比如说你就算三四个男的组成一个小组要去打一个山猪，那你必须很安静、慢慢潜伏接近猎物。女的怎么样呢？女的干的活呢是采集，就比如说在一片女的出去。 而在这个草地上头找找看有什么果子掉下来了，有什么种子可以拿了。这时候呢，他们会边找东西吃，边大家说话闲聊。所以从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女性需要透过这样的方法建立一种情。但我这是很好的事儿，因为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么一个父权社会底下，女性太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，甚至有自己的语言，甚至自己的文字，像女书，去树立一套男人所无法进入的世界。 然后在这时候，他才能够有点力量去活在这么一个父权社会底下。没错，其实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还真的怀疑啊，就是说这个男人呐，究竟对历史是福还是祸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个，那天我看一本书啊，你知道就讲提供食物这个事儿。嗯。比如说，为什么男的追女的要请女的吃饭呢？这个动物行为学家认为啊，就是这是一，这是远古以来原始人的时候的呃一种暗示，就是表明。 我可以供给你食粮了。可是呢，我看那本书讲啊，在这个原始人的时候，其实女人为这个部族提供的食物啊是主干。那当然，百分之六十六成的食物实际是女人提供的。你知道为什么？男人就负责找好吃的，男人是打猎。但打猎你是很不稳定的。对你今天打着，明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你追个老虎去了，追可能追好几天你也追不上。而且还死了。对，就没有。 女人是什么呢？采集型社会，就是采集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一直关联到女人为什么爱看电视，女人为什么爱翻杂志，女人为什么爱逛街，因为啊，她是浏览型的。你看注意力快速移动，这这这，她就像是猿猴的时候啊，他们采采果子或者在草里边因为女人为什么眼尖呢？她找这种。 找食物或者在树上找，你看那是采集型的。你想想，你们在百货公司是不是这样？哎哎哎哎哎，就就就这样。但是这个有稳定的来源，所以其实六成的食物啊，女的提供的。对，所以同样道理，这个男朋友或者老公回家，以为东西都藏得好好的，你老婆或你女朋友就是有办法在你西装口袋找出一张什么名片啊。 火柴个收据啊，没错，这方面广美强项啊，真的。不是你刚才讲，真的让我想起一件事情。那当然，人家远古时代，可能就是说，男人打猎回来的猎物的这个，你打一只大熊回来，跟你打一只这个山鸡回来， <clears throat> 可能还是很大区别。让我忽然想起一段一个那个，我我有一次不小心看到一个相亲节目，然后就有个男的上来就。 开始在那边就说现在女人呐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？他说对呀，现在女人太势利了。呃，就是说他跟那个女孩碰面，然后他可能就带她去吃了麻辣烫啊什么什么东西的，然后那女生就再也没理过他了。所以就是说，以你现在你讲的是说男人带女人去吃饭，可能就是说，哎，我可以供给你食物，但是现在可能已经这个单纯的供给食物，因为大部分的女性。 都有自己的经济能力。这个供给食物已经不不是一个那个，可能在这供给食物的过程里面，你供给什么样的食物，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用餐，嗯，什么样的氛围，可能是更重要的。但是好像像那个男嘉宾就非常非常激动，就觉得说，你看你们这些女人就是爱慕虚荣，呃，各种的什么什么东西，大排档不是很好吃吗？这个麻辣烫不是很好吃吗？是很好吃，但是如果。 我不晓得，就是你你觉得 <laughs> 第一次约会去吃麻辣烫，跟大排档可能还是只能说口味很特殊。你这个你让着我想起啊，我也主持过一回相亲节目哈，相亲节目当时就现场啊就录不下去了，因为出来了这么一个人呐，一个比较胖的一个男孩子啊，他就是表白嘛，但是这种表白啊，他好像是憋着有备而来，可能导演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 到最后啊，就咆哮起来了。后来我意识到啊，他是一种啊积怨已久，就是说说你们就是瞧不起我们胖子啊。后来这主持人赶快说没有啊，这是怎么会瞧不起胖子呢？对吧？他说我就是胖，说你看全国哪一个相亲节目最后找了胖子了？你们女人就是要找那些帅哥，就是要找那些土美剧，还让我们有没有什么活路了？好家伙，就是，哎呦，他就是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当然也不可能给他播出，但是他这是一个场合。 这应该播出，啊，多好看！我就从电视角度来，我就意识到这个有的男人啊，长期找不到这个女朋友啊，嗯，是很危险的。哦，那当然，你知道最近那个事儿吧？美国又发生个凶杀案嘛，那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，他爸爸是画家还是什么，还挺有名的。他爸爸是那个电影。 哦对，饥饿游戏的副导演是很有名的摄影师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说，因为他他还录了一段东西，你看那个视频，视频视频里面他就说他二十二岁了，还是处男，他恨透了你们这些女人，是是是是是。他如果不是处男，不会去干这些事儿，就是他二十二岁，他觉得还是处男，很活不下去了。他说你们你们这些女人，宁可去找野兽一般的男人，把你们的爱给他，你也不愿意找我像这种我这么优质的，我就是一个真正的绅士。是。 然后跟着这位绅士就拿刀去杀人，跟着开枪。拿枪，嗯，他就说他是一个那个什么嘛，呃，二十二岁，嗯，还是个那个处男，嗯，说我就要到那个什么俱乐部，嗯，杀你们这些金发美女，嗯，结果就真的干了，真的干。哎，这所以性压抑啊，不是好事儿。所以很多人呢，我们谈中国光棍多嘛，嗯。 这大家平常开玩笑说光棍节，其实这是很久以前很多人就关注的问题，因为中国的男女比例是失衡的，尤其在计划生育实行之后，因为农村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方法，在产婴的时候则选择了男的活下来。嗯嗯。那么这时候呢，现在中国的男女是失衡的，也就是说中国将来或许有几千万光棍，那几千万光棍构成的社会其实是很危险的。 因为有些人口学家分析，就历史上面什么时候会最容易发生战争呢？就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男性过多的时候。哎，这个我研究过，捻军是历史上最大的光棍集团，就是他就是都是农民光棍，这会造成这个。还有这个太平天国，你知道，但是太平天国呢，洪秀全本人他可不当光棍，他一大堆一大堆老婆。 你说这个不，他就是光棍久了，现在轮当王了，他就可以不光棍嘛？其实主要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没错， <laughs> 所以广美，你知道，对于你讲就是一食色性也，有两大资源，一个是呃吃的，现在温饱啊，全世界基本上解决了，但是另一大资源也会引发战争，就是性资源。你说性它它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？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扫黄呢？ <laughs> 也没什么关系 <laughs> 是吧？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而且不光是美国那个男的，你知道现在在广美的家乡也出来，哎，这在这事儿，呃，咱们叫地铁，台北叫捷运站，捷运发生了，就说台北捷运十八年来最血腥的这个呃捅人的。 案子，嗯，你你你在台北吗？我不在台北。五月二十一号。对，但是非常的震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惊。因为捷运呢给人的感觉像香港的地铁，给你什么感觉？它再拥挤，再怎么尖峰时段，你是会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。那个时候女生可能唯一要担心的一件事情，会不会有那种喊狙勺，就是一只咸猪手可能过来什么性骚扰你一下？这个真的是已经最可怕的事情了。 就是可能像日本，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痴汉，就是他们还有那种地铁呃地铁或者是捷运的教战守则，教女孩子怎么防身啊，怎么保护自己。还有一些专用车厢给女性。是，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是，所以大家可以在捷运站上面、地铁站里面很自在的划手机啊，看甚至于看书什么的。但是现在就是人人自危。我我这样子讲吧，而且它最可怕的是，它是一个随机性的。 杀人，嗯，他没有目标，他不是有诉求的。像你说加州的那个男孩，二十二岁，他是仇恨女性，他觉得说，哎，你看你我这么优秀，我是个绅士，你们都不爱我，你们要去找那些野兽般的男人，我要杀光你们所有的女人。但是这个男孩他不是，他说我要做一件大事情，哎，我要做一件大事情，而且他是预告了，他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他已经预告了五月二十一号。 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所以很多人就其实他的同学都知道这个事情，也有做一些预警的，大家可能奔相走告，但是学校非常非常的轻忽这个事情。东海大学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是把矛头也指向他们学校，就说你们怎么会没有这种预防机制？同时同时四个是吧？死了四个，伤了二十几个人。 就是见人就捅。台北，我完全想不到会出这种事儿。所以为什么他们这次说说要注意啊？说台北在表面上平静祥和的这个社会底下，这些因为我对台北人的印象是多好啊，是吧？亲善呐，友爱呀，完全想象不到会发生这种事儿。而而且一般做这种事情，你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是社会边缘人啊，长期受到很多经济上的或者是说那种不公平的待遇。但事实上，他们家家境很好。 嗯，他们家家境不错，就是说爸爸妈妈还是做做地产那类的东西。他们在板桥那边好像住的也是很不错的房子，所以并不是说什么生活上过不去或怎么着。他主要还是因为爸爸妈妈对他期望很高，哦，他是长期的可能生活在家庭的高压下面。他从小学五年级就计划要杀人。嗯，我觉得这种事儿在在这个意义上呢，其实他跟加州那个小孩挺像的。 就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小说呢，给他教育就是你会成才，你要干出一番大事业，就励志。嗯，我常常说不喜欢那种成功学或者是什么励志书，就叫他从小觉得要干一番大，让让让别人看到他。我觉得这种想法挺可怕的，就是你太想让别人注意，你觉得我用任何手段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你说什么叫大事？为什么杀人都算大事？那就明显因为你杀了人，人家都注意。 要引人注意。